锵锵三人行，今天啊，徐老师，咱们这个迎来一位啊，大导，外号您就叫大导林兆华导演，这个北京人艺啊，这个大名鼎鼎了。您的这个作品呢，我们得跟观众介绍一下，这其实都不用介绍，《茶馆》啊，《白鹿原》呢，徐老师都看过，还还有什么看过《绝对信号》跟《抗战八人小组》？哎哎，野人，野人，野人，嗯。 您是当年曾经跟这个高行健一起合作过一些剧目？对对对。哎，八二年高，嗯，绝对信号，八八二年对，绝对信号啊。呃，最近呢，这个咱们这个林导演啊出书了啊， <laughs> 出的书啊，哎，我能打听一下您的岁数吗？行，呃，您您您您您，您愿意说什么说什么。呃， <laughs> 对，我问您今年多大年纪？快八十了。快八十了，但是呢。 他出这书呢，叫《导演小人书》， <laughs> 导演小人书挺有意思。呃，但是呢，我有些事儿啊，就是从您的这个采访录里啊，我有些问题想跟您聊聊。您看，您有一次就接受《第一财经周刊》的这个采访啊，您说到一句话，说现在国家剧团都不大做戏剧了，做也是为了领导看了高兴。这个我就有点好奇，呃，领导一般爱看什么剧呢？我不知道， <laughs> 一般领导不爱看戏。 <laughs> 那那您说这个国家剧团不大做戏剧了，是指什么呢？就是他真的常年不做戏啊！你比方中国国家话剧院，一年能做几个戏？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一年能做几个戏？是没有剧本呢，还是没有经济动力呢？剧本也不是问题，就看你怎怎么抓。 资金，共产党有钱，也更不是问题。嗯，呃，您的话讲了，说这个呃，办一个春晚 <laughs> 够一年戏剧花的了，是吧？就是，嗯。但是，难道这戏剧自个儿不能赚钱吗？戏剧真的挣钱也挺不容易的，真的挺不容易的。我听说上海最近不错哎，他们那个季票啊，全卖出去了，人家运作的比较好。 我听曹曹雷啊，就是那个曹景行的姐姐啊，嗯，他们上海这个这个话剧团，他们搞一个季票，嗯，就那个戏还没还没演呢，就排出来的，据说卖票排队，然后它是一个良性循环，他一很多人去买了以后呢，那个圈子里的那就是白领啊，很多人就以这个东西为时髦，嗯，就去他们，然后他们就卖出去了，有钱了，他们就去排呀。茶馆儿也是每次演都爆满。 您这个倒过多少回这个茶馆啊？不是茶馆不应该算是我的，是焦菊隐先生的。对，我按照焦先生把演员安排了、整理的，那不是我的作品，应该是焦菊隐先生的原班没动。但是您在排的时候，您就是对焦先生的这个这个安排就亦步亦趋，没有加您自己的意思在里面吗？没有。 哎，那那是啊，北京人艺标志性的里程碑的作品，嗯，我我改不了。但是您说这个北京人艺这么多年标志性的里程碑式的作品，《就一茶馆》也是北京人艺的耻辱，是戏剧的耻辱。怎么说呢？就不应该这样。你应该有新的保留剧目。戏剧永远为当今现实服务，嗯，对吧？ 对你有新的创造，新的剧本，新的导演，新的演员，有新一代起来才行。好，那我问您，您比如说，好比说这《白鹿原》，那《白鹿原》为什么不不能成为这种这样的保留曲目呢？保留剧目呢？我这我不知道，那是剧院的事儿。啊，保留不保留，我没有权利，我也没有能力去叫剧院保留。您不是当过几年副院长吗？那是过去。 啊，哎，您当副院长的时候管什么呢？呃，基本上叫做不务正业， <laughs> 怎么说？干什么呢？呃，不管什么， <laughs> 不不管什么？对啊，这提供提供就要剧目，呃，排戏，我我也就是这个，嗯，我不大管行政的一些事儿，我也管不了。反正啊，我听您这个言谈话语之间呢，对这个戏剧的这个行政管理体制啊，呃，您是意见很大。 我不是意见，从艺术发展说，取消国家领导剧院这样一个模式，可能艺术发展更好一些。啊？你取消谁给钱呢？呃，共产党有钱啊，你做戏可以申请啊。哦。 哦，这就我知道，就是有点像香港，比如说他有一些 <laughs> 青年导演，你要拍拍一些电影，拍一些纪录片或者拍一些戏剧，你可以向到艺术发展局申请。对，艺术发展局可以申请这个专项资金。申申请。对，嗯，哎，您说这个啊，我倒要给您请教一个戏剧方面的问题哈。您像说这个茶馆儿，像这个，呃，是这个保留曲目啊，保留剧目啊，总总是这一个剧。但是您说哈，像是西方的这个歌剧。 包括中国人看的这个京剧啊，他看的也总是这一个。看的时候，甚至这个票友啊，这戏迷啊，他连戏词儿、情节他全知道。那您说他看的是什么呢？这是传统的原因。嗯，就是同样一个段子，今天他唱，听，再听，他是一个。 从心里来说，他有这样有这样一个欲望，它是传统流传下来的，啊，就听着过瘾，嗯，而且精细还得叫好，对，对吧？一嘎调上去得叫好，呱，家翻一跟头翻得好，他就都得叫好。另外呢，还是看角儿。 你呃，对你那京戏，你你马连良唱，哈，跟谭鑫培唱，那不一样，他们的台词都一样，就是台词都一样，才显得出你每个人唱的不一样。那你今天陈道明去演于世之那个角儿，对吧？那人家也会关注。哎，你看我们脑子里想的是于世之怎么怎么演的，那今天谁谁谁那么演，其实，其实，在在很多国家哈，演话剧是。 艺术层次是比演电影要高的，嗯，有很多人就是觉得我我我在话剧场上这个是，对不对？上舞台剧，这个是好像是要求非常高的。虽然他赚的钱没有拍电影的多，就很多人以以舞台演出为荣的。 呃，可是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啊？就戏剧啊，这个帽子是很高的。我们一说呢，都是进剧场，感觉是高雅艺术。可是呢，当然我看的很少。我看过两出之后呢，我有时候我也能感觉到啊，这个戏剧导演的一种这个心态。我说的不好听点儿吧，就是其实他也得取悦观众。很多时候你看着啊，因为你是话剧，你说你是这个话剧，我就觉得您是艺术。 可是，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的很多好像什么先锋戏剧啊，我觉得导演和演员的很多功夫啊。 呃，跟春晚小品花的这个心思啊，也没太大两样。他也是有一个强烈的这个愿望啊，希望能把这个现场观众给逗乐了。那就所谓打破第四堵墙啊，就走到就是就是，呃，您看他的这个很多在里边这个呃很多噱头啊，或者是很多设计啊，实际上是不是他这个导演呢，还是有一种强烈的希望有这个快乐的一个剧场反应？你说的这个就不叫真正的戏剧，哎。 小品就是小品，戏剧就是戏剧，那是小品。但是您不觉得现在这个戏剧舞台上有很多，其实也就跟小品差不多吗？那那是他不认真的做戏，迎合市场，那没办法，他得生存。你也不能都说他不对，哎哎，你也不能说他不对。现在娱乐性的戏剧很多的，嗯，你你不能说他不好。 或者是你说这帮年轻人干嘛不不做些正儿八百的戏？哎，娱乐性的东西我们过去特别缺，对对吧？过过去特别缺。您心目当中的这个戏剧又是什么样呢？正儿八百的去排戏就行了。 就是戏剧，它永远有一个核心的东西，嗯，表演。这表演艺术，别装腔作势了，光逗哏，哎，呃，那不是，那不完全是戏剧。是不是还除了那个表演以外，是不是还是要有先有比较扎实的文学的剧本呢？这个是不是一个必要的因素？比方说，你你你有这个茶馆的本子，你有《日出》有《雷雨》的本子。 而且他们那个时候的戏剧啊，是在演出之前先出版了，嗯，就是所以这个算是戏剧文学。就是我即使我没看过演出的《雷雨》，我看了文字的《雷雨》，它本身也是一个作品。可是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。我们现在越来越少是在看一个戏之前先看了文字的本事，除了他们导演以外，嗯嗯，我们大部分人反过来是因为。 看了戏了以后，再追回它的原来的本质再去看，这是不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潮流呢？我真真是不知道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教文学的哈，戏剧文学这一摊就越来越萎缩，就这个道理。哎，这个您说这个剧本啊，和这个呃导演在现场所起的作用，因为我也听说过有些戏剧导演呢，他几乎都接近于啊。 没有这个本子都可以，他就是呃放任这个演员呐。现在好像现在是不是这是一种比较时髦的方法？就演员，你们玩，你们玩啊！你们在在排练的时候，你们这么玩，哎，你们这么玩就对了，你们那么玩就对了，好像那么也弄成一台戏剧。您对这种方法怎么看？那也可以，就是你你你喜欢这样做，你有能力驾驭这样做，也可以出演员即兴的出来一些东西，也有时是好的。 嗯，就是无戏剧文学剧本的，在欧洲经常发生。香港也很多啊。二零四六就这样，二零四六王家卫当初就是让几个演员嗯随便演，给足够的时间。后来就是章子怡的戏留的比较多，啊刘嘉玲的戏就砍的很少，巩俐的戏也不多，呃王菲的戏留的比较多。但当初他们都拍了很多，但是这就是这真的是创新了。 它不是传统的戏剧的概念。您您现在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戏剧，因为我看到有的文章标题啊，就是说您还说他说出这种话来啊，就是说呃这个国家是爱戏剧嘛？到底这国家真爱戏剧吗？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？有意识形态统领着，真正的艺术创造是受制约的，这是没办法的。哎，是不是都是因为？ 写戏一定要写主旋律啊，等等之类。你你你最起码你得写了以后得叫你演吧，嗯，对吧？说作家我想表达什么我就写什么，那是一个理想的境界，慢慢的。但是当初啊，那个绝对信号啊，后来很多人也把它看作高行健的先锋戏剧。可是我记得好像当初他这个也是任务啊。 那个绝对信号是写好人好事嘛？说什么什么火车上的好人好事，只是高希建有这个本领，把一个写好人好事，他去火车上体验生活，最后写出来一个，因为他的他们的表现手法等等。但当初他自己喜欢的是车站，嗯，是不是这样？我我我没记错的话，好像他自己比较喜欢的车站，但是绝对信号是其实是有点为了当初的任务而写的这么一个戏。嗯，林导演。 睡着了， <laughs> 不是我这从我一直从观众我一直有一个傻乎乎的问题，我趁机也问林导演：一个演员他演一个戏，他常常演很久，每天演，他每天在这个时候讲这段话，然后在这个时候掉眼泪，他他是真感动吗？还是说纯粹是个演技？他会不会闷？会不会他每天重复到这个时候要要感动一下，流个眼泪？ 当我一想到他每天在这个时候都在这个时候哭的话，我多少有点幻灭感。我不知道演员是怎么一个状态。演员应该正常的表演，好表演，嗯，应该是即兴的。我即兴。我重复这一次，我明明天还重复，但是有个即兴的感觉。那怎么能做到呢？他说的是一样的词儿。对，好演员能做到。 每一次都有一个全新的。那他上台之前，他自己那心理准备每天都不一样的。每天都不一样。当然不一样了。你你你你，比如我今天跟你交流，嗯，是这样子。明天你不一定是都是这样子，在舞台上不一定这样。我我有。哦，那就是说他每天演出的虽然是一个剧，但是观看的效果也不尽相同。应该，应该不尽相同。那就能常演常新。对对对。 我有点理解，比方说我们上课哈，我每年教这门课，我每年讲鲁迅，可是呢，每次讲的都不一样，哎 <laughs> 哎，真的都你不可能一样， <laughs> 因为今年的我已经不同于去年的我了，所以我讲《阿 Q 正传》，我今年讲的不可能跟去年一样，我我理解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。他们不过难度更高，因为他不是一年，他是每天，啊，这个陈白露吞药片， <laughs> 这么年轻。 这么美丽，每天晚上要讲这一段，怎么样要有他的真情实感，把个人的内心放进去，这个真是演员的很高的考验。就不仅仅是演技，还要有真性情的。一个是真性情，还有一个有有演技的问题，也有演技的问题，有演有演技的问题。这个演技对这个话剧演员来说，那是灵魂性的东西了，太太太重要了。对，没。 我们光强调体验，不强调方式与演技，这是不对的。啊！上台就是演戏，上台就是假的。他意识到他在演戏，意识不意识的，就是我，我就是在演戏。我演他，不能我是他。哎，这个深了。不不深。我是他，就是 Tennislavsky 演戏。对对对对。我演他就是。 我既是他，但我又是他旁边，又又跳出来了啊！但是，照您这么说，我越来越觉着，他这个话剧的这个这个灵魂在演员。那导演呢？导演，你你把你的你要表达的东西充分表表现出来，还有一个从演员表演里调。 还有一个整个的形式，这个这个戏我用什么形式去表达？嗯，是用这样子的，是用那样子的，这是导导导演的构思的问题。您像说现在中国的这个话剧舞台上，您觉得这个够角儿的人才多吗？不多，不多。这个不多跟影视剧的昌盛有关系吗？呃，跟总体文化氛围有关系。 你甭都关，都怪这个电视剧。总体文化氛围就是急功近利，这种不不知道，那在总总体文化关系就是文化。嗯，你比如欧洲戏剧发达，是跟总体文化的素质有关系的，它的文化需求有关系的。嗯，人家看戏是我选择看什么戏，我们看戏是我给你看什么戏。 这不一样的，啊，对吧？对，咱几个剧院，我想看这个莎士比亚，对，我想看这个剧院是吧？甚至我想看这个演员呢，他的选择性是自己的愿望、自己的文化修养决定的。我们是现在，我就给你看这个，是主旋律的，我就可以给你投钱，啊，对吧？ 是，我可以选和是我就是给你看这个是两码事儿，没错。但是您觉得，呃，其实现在啊，人们感觉，比如在北京或在上海这样的城市，有一批戏剧的观众，就不能说中国的戏剧没有观众。但是，假如说一个不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啊，国家不拿钱的剧目，单凭这个票房，就是靠这部分的这个知音观众，他能。 扶植起来能撑持起来吗？有的成功了，你们现在北京周边的很多年轻人自己制作戏，不找国家要钱，自己筹资金，嗯，自己做演出照样可以活，哎，照样可以。但是这种，您觉得在具体创作心心态上啊，会不会难免的就会有要取悦一般观众趣味的问题？两码事儿。 就是这个国家统治剧院的状态早应该结束。艺术家创造是个人心灵的。嗯。现在青年小团体已经这样做了，不错的。上海也比较活跃。上海现在是季票制。哎，上海比比北京要活跃的多得多。还有还有，有一句话说来可能得罪人，其实国家管理戏剧呢，五十年代开始一路都有。 但是开始的时候啊，他不是直接管理，嗯，他是搞名家， <laughs> 就是我们以前讲要人才听话，嗯，比方管戏剧是曹禺来管，嗯，老舍来管，对不对？当然曹禺脑子也被他们管坏了，曹禺后来的戏一个一个越来越 <laughs> 越傻，把那个那个日出啊里边都改改的很厉害。但曹那个老舍就有个好戏，现在他常常不需要，现在说难听一点，谁听话就让你管。 嗯嗯，这是容易管理，但是这样一来的话，他连专家都不用扶持了。以前是又红又专，先找专家让你红，现在是红字打头，自然专，是这样。哎，那您说这个，我问问您喜欢看电影吗？很少，是您就更，您本人也是，就是更偏爱看戏剧。呃，对。啊，那您跟我说说这戏剧它比电影强在什么地方？活的艺术。 电影就是死的，那可不是这拷贝啊。 <laughs> 但是拍的时候也是活生生拍下来的，是是是啊，呃，就舞台是活的交流，可能活呃关键在这儿活的交流，而且是这个从头到尾是吧？电影电影是可以复制的艺术，一个是无法复制的艺术。那一般人都讲这个戏剧演员比电影演员那得功夫深得多，呃，您觉得是不同还是说有高下？ 不分高下，好演员就是好演员，甭甭提那个理由，说我是戏剧演员就高高一头，不见得，啊！但是他表演的这个呃这个方法和和和和技巧是不是？那是导演的问题，你怎么调？啊，分寸，你导演怎么调？不要落落在不要我我那个什么的落在演员身上。 呃，您觉得像中国啊，它的这个戏剧，因为毕竟咱们这个中国传统戏剧是咱们根儿上的东西。可是像类似于咱们通常说的话剧这种形式，哎，毕竟是舶来品吧。您觉得这个中国观众的这个怎么说呢？素养或者说他们对这种形式的这个普及程度，呃，让您乐观吗？呃，不乐不乐观。您觉得这个民族不大好这口不不不大喜欢看话剧。 是吧？还是喜欢听唱，听曲艺，就是假如说，就是说，因为话剧是代表了新文学，它在本质上是代表了五四以后的那个潮流。嗯，而戏曲这些手段呢，以前是有点把它低估了。哎，你看咱们仨现在有点布莱希特吧？ <laughs> 这不是有点渐离效果？ <laughs> 咱俩聊，他在旁边是吗？啊，呃，林导现在这个还。 呃，一一一直在。接下来为您播出《文明启示录》。没别的事儿，我我您就好这个。不过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美国，汪辉。